很多事就像一个左摇右晃的天平，总是朝着人们不希望的方向倒过去。墨菲定律不仅适用于那些弱小、虚伪、对生活怀有不正当期冀的人，也适用于强大的谋杀者和阴谋家。 确定生态舱有反应？当然了，不可能啊！自从捕捞回来，已经快两年了。关键是当时我们已经得住结论了，因为精神网反噬，生态舱里面的人已经早死亡了呀。哈登博士，他突然有反应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这次运气不好，博士，公转靠近恒星最近点时，正好当头撞上粒子风暴。由于当时预警损坏，设备正在维护，防护罩撑起比预期慢了零点零一秒，我猜是因为这个刺激了生态舱的自主防护功能，导致了精神网波动。 目前我们还无法判断，他这是主动反应，还是被波动的精神网带的，也难说是不是好事。还请您稍安勿躁。他真的还活着？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八期。 当时我们检测到生态舱上有微弱的精神网残留，虽然几乎已经完全崩溃，但其中人机对接口仍是连着的，说明这个人一定还活着，甚至可以说他有可能是有意识的。精神网死了，人却还有活着的反应，现在也不好说他到底是死是活。我们商量了一套治疗方案，但被主人拒绝了。 <laughs> <laughs> 哈登博士。 主人似乎不太想让他醒过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只要求我们保留他的身体机能。 <laughs> 可就像是亚瑟王拔出了时钟剑，这是命运啊。您好，博士。请问您是？我是一名四代。当年七星系那场大战爆发前不久，我曾接到临时命令，前往第八星系，给林敬恒将军运送一批机甲物资。送抵后，我又接到主人命令。 隐藏在七八星系之间，原地待命，随时向主人汇报林敬恒将军的动态。四代，是通过救他得来的吗？呃，不，不是。我不敢说他是我救的。那时我奉命徘徊在战场附近，观察林将军的动静。本以为他们要撤回即将封闭的第八星系，没想到遭遇反乌会的埋伏。我吓坏了，万一林将军在我眼皮底下出事…… 我回去一定会被处决。等那些反乌会的残兵撤走，我才不甘心的循着剧烈爆炸的能量反应找过去。我听说了，反乌会在他们穿过跃迁点的时候，把联军和跃迁点一起引爆了。是，当时林将军所在的指挥舰应该是一马当先的，也就是说，爆炸发生的那一刻，林将军已经穿过跃迁点了。他这身先士卒的习惯。 给了他一线生机，而战炉的超级变形材料在爆炸中化作紧急生态舱，替他挡了一下，他才没有立刻化为尘埃。但再厉害的机甲核也是人造产物，人造产物不可能扛得住跃迁点爆炸的能量级。对，所以这枚珍贵的机甲核随即彻底报废。但是您敢相信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没有等死。 在战炉精神网消失前的那片刻，他把精神网铺到了极致，入侵了一台正在埋伏的反污秽小型机甲。啊，这不可能！控制小机甲的前提是能入侵重甲的精神网，就算他求生意志强到逆天，反污秽的重甲精神网被入侵，他们自己感觉不到吗？他入侵对方精神网，不是暴露自己的位置吗？我们后来修复了一部分记录仪。 发现他不是随机选的入侵对象。月切点引爆，也导致了反乌会几架重甲的防护罩和精神网不同程度破损。他选择了一架起火的重甲，在千钧一发间入侵了机甲收发台上的一架小机甲，利用小机甲向他所在的生态舱打了个临时防护罩。但是反乌会很快觉察到，就将小机甲引爆了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那个临时防护罩。 快被粒子流消磨干净了。这个人太可怕，但凡反误会临场反应慢一点，或是战炉能再多维持几秒，说不定他都自救成功了。可惜，不是，只是恒星风暴造成的扰动吧？您怎么也在这儿？主人，偶尔经过。你们都是劳拉的孩子。 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。我来看看他。十分感谢您的挂念。怎么？我听说这次是因为预警设备故障引起的。是，预警设备故障，又恰好赶上恒星风暴。恰好？不可能是恰好吧？我不相信世界上有“恰好”两个字。呃，我。彻查。 不然，主人，我们有理由判断，这不是因为精神网被粒子流扰动的异常波动，而是精神网被刺激后，病人确实做出了反应。也就是说，病人醒过来的概率大大提高了。关于下一步的治疗方案，我们希望征询您的意见。我需要你们维持现状。静书，博士，一切都是有风险的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，我不敢让他冒这种风险。安安静静的住在这里有什么不好？ 有人照顾他，我们俩还能轮流来看他。你只有这么一个哥哥，不想让他冒险？你，静书，是谁间接捅出了晋国在林敬恒手里的事？是谁浑水摸鱼，把白银十位拦在半路？是博士，我给了他机甲，我也给了他武装，我给他搅浑了水，八大星系。 他什么地方不能去？是他自己疯了，是他自己非要把自己困在第八星系。静姝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没什么，哈登爷爷，对不起，只是气话。活死人也比死人强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我们并不知道。不，你知道，你和劳拉一样聪明，你会分不清楚什么叫活着，什么叫死了吗？ 除了会喘气儿的尸体比白骨好看一点，埋在生态舱和埋在坟墓里有什么区别？你是怕，你怕他醒过来，你怕面对他，你还怕面对你自己，你根本就是想在这里，我说了算。不是，我说了，维持现状。行了，等他情况稳定一些，立刻来告诉我。 哈登博士年纪大了，你们早点送他回去休息，不要让他一直坐在这儿。静书，那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他呢？如果他自己不肯维持现状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亲手杀了他吗？ <laughs> 这个世界不可能围着某个人的意愿转。没有人是神，没有人能掌控一切。静书，你到现在这个地步。 还不明白吗？陆校长，晚上好。我看见了您个人终端上的病理单，真是个噩耗。希望您心情还好。嗯，还好。生老病死嘛。 工作文件已经替您归整完毕，是否查阅呢？明天再说，我要去地下室待会儿。昨天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吗？分析报告已经完成。恕我直言，陆校长，科学家应该适当管束自己危险的好奇心。 <laughs> 如果威胁到主人的生命健康，我将拒绝主人的命令。你试过吗？我无法拒绝您的命令。 您在我恢复系统过程中，把我的自主保护功能禁用了。我强烈推荐您打开。谢谢，不了。我现在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阅读分析报告。芯片基本安全，已具备临床实验条件。注射。博士，您看，今天早上。 他的脑电波尤其活跃，我们扫描了他的大脑和精神网，发现当时他和精神网有微弱的人机互动，像是他在透过精神网往外看。他的意识活动正在恢复，应该是已经恢复了。啊！今天我们成功的和他交流过一次，我们在精神网的机器端口接上了一个简单的打字器，只是一些简单的字眼或者词，太长的句子他坚持不下来。我们问他感觉身体怎么样，是否有任何不适。 大约四十分钟以后，他回答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不是，啊那倒不是，以他现在的情况，应该是身体还没有感觉，不是，您相信我，没有主人的指示，我们不敢给他额外的刺激，也绝不敢给他使用多余的药物和生物芯片，生态舱的全部配置和以前一模一样，怎么？我不想说这种话，但如果主人执意想要达到维持现状的效果，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。 只能对他使用一些抑制性药物，抑制他的神经活动。不是，我们怎么办？林静书呢？主人在实验室，虽然很忙，但他还是坚持每三天来一次。那你去问他，问问他是不是决定要把他亲哥哥做成一具标本。 主任，尽管现在自由军团转入地下，但数据显示，鸦片使用者的数量仍在以稳定的增长率上升。你觉得一个谎言可以隐瞒多久？联盟用一个谎言欺骗了世界将近三百年，现在反乌会蛰伏，联盟和中央军再度携手，眼下的团结和正义，只不过还是建立在谎言上的而已。 主人，方案和配药都完成了。如果您决定使用抑制性药物，随时可以做。我斩断了联盟和各地中央军之间的脐带，让整个联盟分崩离析。无所依靠的民众知道伊甸园恢复无望，只能投入鸦片的怀抱。自由军团本可以快速扩张、无所顾忌的时候，最大的阻碍不是联盟，不是中央军，也不是其他海盗。 是你那该死的白银十位，通过我的基地重新召唤的白银十位。为什么？你猜出自由军团背后的人是我了吗？如果你没有，这一切只是阴差阳错，那岂不是说明命运在与我为敌？如果你猜到了，你们都出去，别来打扰我。是。 在我印象里，你总是冷冷的，眉头紧锁，目光尖锐。原来， <laughs> 你也会有平和温柔的表情啊。他们跟我说，你正试着使用精神网。那么，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？ 活着很累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他们说，你十四岁进乌兰军校，一入学就是那一届内定的优秀毕业生。毕业以后一直是联盟的暴风眼，一定很不堪重负吧？ <laughs> 你肯定没看过小说，我看过不少。 他们不喜欢我太努力，我只好如他们的意，尽可能沉浸在无趣的消遣里。你知道吗？恐怖故事和冒险故事的设定是很像的，两种故事的主角都会遇见可怕的反派，对方都想千方百计的杀了他们。但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吗？比如，一个人，他有亲人朋友。 有工作，有生活，心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愿望。然后他有一天，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家门是打开的，门后面躲着一个等着咬断他脖子的杀人犯。你看到这里，会心惊胆战，联想很多，想他的家人是不是都已经死了，想他该怎么才能逃得掉？就算能逃掉，以后会不会被追杀？他一辈子会不会就这样完了？ 这，就是恐怖故事。可是同一个场景，同一个杀人犯，如果把主角换成一个变态杀人狂呢？你看到这儿，不但不觉得害怕，反而会很兴奋，只想看主角怎么精彩反杀对手。这是冒险故事金河。你，喜欢哪一种？你知道，比较这两种故事，我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吗？那就是。 你在乎的东西越多，就会越恐惧，越容易被逼到绝境。除非你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，放弃那些拖你后腿的渴望，放下了，你就无所畏惧了。总长已经无法自主进食了，幸亏有营养针。我看昨天医疗舱记录不太好，只有浅眠。 睡了不到二十分钟，应该是疼痛造成的失眠，但止痛药不能再添了。他不肯签字。嗯，安乐法有规定，除非病人完全丧失自主意识，并在清醒的时候曾明确表达过安乐死的意愿，直系血亲才能代为申请。但现在总长还清醒得很，又没有直系亲属，等会儿。轮椅被通道卡住了，慢点，钢琴别碰到止痛阀。还是不行，人都闪开，叫几个机器人过来帮忙。我来吧。 帮我往那边推一把。天，陆组长，您最近锻炼的不错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放心，一会儿我派人把他送回来。敬礼，总长。呃，不行，请一下，我想看会儿他们演练。 你知道当年管委会为什么选择我吗？ <laughs> 因为劳拉出走的那天，潜入了培育所，提前十几天强行把我和你从培育箱里提了出来，所以你一直以哥哥自居，搞不好是没道理的。可能你只是出生的时候比我重一些，看起来比较大而已。管委会那边接到举报，逼迫父亲出兵追捕他。 他和伙伴分头带走了我们两个，伙伴被秘密逮捕，连带着你一起落到他们手里。我呢，则一直被他带上机甲，直到他自爆前把我放进生态舱抛出去。因为这个，他们就一直怀疑我身上有什么。他们以早产儿健康检查为由把我们带走，发现我的精神阈值高于均值七倍标准以上。你相信我是个天才吗？巧了。 管委会也不行，所以父亲死后，他们挖空心思的也要把我领走。可是你猜怎么样？我这个天才其实是劳拉用一针半永久舒缓剂制造的，直到我成年，效果逐渐消退，他们才知道被骗了。他早就把禁果给了陆信，为了吸引管委会的视线，不惜以自己的孩子当诱饵。 如果不是林卫死后，陆星自己跳出来和他们抢人作对，禁果在他那儿的事，可能一直也不会暴露。半永久舒缓剂早在联盟成立之初就被禁用了，因为有很大概率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我还没有体会，也许是没到年纪吧，说不定老了会痴呆。 这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一起承担的命运，你临阵脱逃了。我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很嫉妒，也很恨你。我们俩都是一样的，凭什么？但有时候又很庆幸，因为你是另一个我。但是静恒，你现在还真的是另一个我吗？ 几十年，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，他们致力于把我训练成一条听话的狗。我用过的非法禁药大概比你见过的还多，还有那些神通广大的白塔余孽，逃脱了伊甸园监控的哈登博士，一个圣人，曾经被自己的手下出卖，隐姓埋名逃亡多年，连老朋友和最心爱的学生也不肯再相信。可能，唯有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女孩。 能让他放心吧。 <laughs> 他担心这个小女孩在管委会不择手段的洗脑下变成一个傻子，于是不遗余力的暗度陈仓，不断的和她接触，不断的往相反的方向拉扯她的灵魂，美其名曰救她，保存她的自由天性。 <laughs> 自由天性，多么奢侈！ 想都不敢想，他觉得只要一点便宜的人身自由就很好了。可是为什么没有呢，亲爱的哈登博士？因为你需要一条亲生的毒蛇咬进管委会的根系里，是不是？那就不要抱怨了。养大毒蛇的人被毒蛇咬上一口，难道不正常吗？发现微弱脑部活动。 发现微弱留下来陪我吧，我只剩下你了。医疗舱，启动抑制性药物注射进程。抑制性药物将对病人的神经系统造成无法预知的伤害，是否确认？是否确认？ 你不认识我了吗？